辩论会联名平安，送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教会年快要结束，下个主日就是教会年最后主日。在教会年结束的时候，教会就思考这世界最后的事。世界结束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耶稣再来日、审判日，都是一样一天的日子。 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和下礼拜的福音书经文都是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今天是第十四到三十节，下礼拜是三十一到四十六节。这两段之前就是第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在那段耶稣讲那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 耶稣的结论是：你们要总是警醒，随时准备好耶稣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来临。那么，所有当时在基督里的人，就是在信心里的人，他们我们就是准备好的。再接下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四到三十节。耶稣借着另外一个比喻教导他的门徒。 当他们我们还在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结论是说，我们不要懒惰，乃是要当一个好管家，好好的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种恩赐、才能、金钱来做他的工作，主要是服侍别人。 在第二十二十五章最后一段第三十一到四十六节，就是下礼拜的经文。耶稣形容世界末日审判日会是什么样的日子？耶稣会把绵羊基督徒和山羊非基督徒分得非常清楚。绵羊要上天堂去，山羊要下地狱。好，这个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现在要集中在第二段今天的经文十四到三十节。关于这段经文，首先一定要讲的是这个，这整段经文都是律法，都是律法，没有福音。那你或许简单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论。但是，请让我解释一下，这段经文都是关于一个主人的仆人，他们所做的。 或者没有做的，也是关于主人如何回报他的仆人，根据他们所做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子，很清楚是律法，因为律法都是关于我们人要做的事，并上帝如何回报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事。福音乃是上帝。 所做的事，福音是上帝凭着他的恩典与怜悯，为我们的好处所做的事，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关系。这段经文没有这福音，里面的确有主人耶稣让两个仆人，前面两个仆人基督徒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进天堂。 但是在比喻里面，这是因为仆人所做的事，他们才能进去。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这些仆人所做的事，这是律法。那么，请继续容忍我一下。我们最好也复习上一届的律法，他所做的事。律法有三个功能作用或者效果，对不对？你们正在上这个纪要，教的课程，很熟悉律法三个作用。 第一，律法是像一个马勒，呃，或者一个配头，就是控制马的这个脚趾和缰绳，就是控制马，就是不要让马乱跑。上帝在这方面，借着他的律法，包括政府的律法，是阻止人凶恶的行为，呃，也保持社会的规律。 那律法的第二个作用呢？律法像一个镜子，显示我们的罪；也像一个锤子，把我们压碎，使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受惩罚。在这方面，上帝借着他的律法，强迫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不能救自己。这也是律法最重要的用处。那律法第三个作用呢？ 律法像一个指标或者一个戒尺，会教导基督徒他们应该如何过他们的生活，应该如何爱别人，像耶稣爱我们，首先爱我们一样。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比较没有律法第一个作用的味道，但是一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作用。这个比喻又定我们的罪，又指引我们世上的生活。 那么，虽然这段经文没有福音，但是为了让今天这个正道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正道，我一定要把福音带进来这个正道里面，从外面带进来。外面就是圣经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经文，否则光看这段经文，我相信，譬如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可以接受。 上个礼拜在台湾，就是在跟我的岳母谈类似的事，他非常清楚表达他所相信的。我们人如果修得够好，我们下一辈子就会过得比较好。他也告诉我，他所尊敬的净空法师，他也学过很多我们基督徒的圣经哦。 那么我相信这个佛教的法师，他一定能够接受今天这段圣经经文。是的，我们如果没有用整本圣经来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如果光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结论说，我们这一辈子如果好好的做人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下一辈子的快乐。净空法师说：“阿门。” 伊斯兰教的伊玛姆伊玛目就是他们的教长，他们一定也可以接受。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让我们看到，但是圣经的律法比较，呃，圣经的律法比佛教、比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的宗教的律法严格多了，就是根本做不到的律法。我们圣经的律法说，你要百分之百完美才行。 但是上帝借着他十分严厉可怕的律法杀死我们之后，他就借着他十分甜蜜的福音，来白白地赐给我们生命，永远的生命。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赐生命的福音。在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一定要把这福音带进来，否则这段的律法要不是让我们骄傲。 对啊，我就是那第一，那前面两个仆人又很认真，要不是让我们骄傲的话，就让我们绝望。哎呀，糟糕吧，我是第三个懒惰的仆人，我要灭亡吧。好，我们现在可以花一点时间看这段经文。耶稣一开始就说，天国又好比，他说天国又好比，是因为刚才他已经讲了那十个童女的比喻。 来形容天国，特别是形容天国的王耶稣如何要在末日的时候回来。耶稣现在又要讲一个比喻来形容天国和他的来临。好，我们继续耶稣的比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什么意思？主人，主人是耶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要受死复活之后要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耶稣离开他们之前，就给他们不同恩赐，用来在天国里面工作。主人耶稣的仆人，包括我们，虽然我们当时不在。 但是我们也是在等待耶稣主人耶稣再来的日子，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同的恩赐，用来在他的国度里面服侍别人。有些礼物是上帝给所有基督徒，包括信心还有他的道。但是这比喻里面的银子，应该是指上帝另外特给每个基督徒的个别恩赐和才能。 这很像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所看到的第十二章，基督的身体就是由我们教会里面不同的肢体，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能，用来执行不同的服饰。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他借着我们的工作也给我们或多或少的金钱，我们应该用来在他的国度里面。 不是，好，我们继续第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我们这里要注意到的，不是主人给这三个仆人多少银子。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些仆人如何用主人所给他们的，无论是多少。前面两个好好的用他们的银子，但是第三个根本没有用他的。好，我现在要继续念，从第十九一直到最后。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女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仁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待我来的时候可以连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烦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什么意思？我想应该不太需要解释。主人耶稣回来，这就是世界末日审判日。主人叫前面两位忠心好好的使用他们的银子、他们的恩赐的仆人，主人耶稣叫他们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进天堂。 但是那位不忠心、懒惰、根本没有使用他的银子、他恩赐的仆人，他被主人耶稣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就是地狱。那么你是哪一位仆人呢？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一方面，应该说，所有在审判日的基督徒。 就是所有在基督里、在信心里的人，当时我们会进天堂。这在这比喻里面，进天堂的就是前面两位仆人。但是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我们进天堂，是因为我们这些枝子是连接于葡萄树耶稣。这比喻只有提到仆仆人、枝子。 的果子而已，但是不是果子而已，让他们进天堂是整个情况。枝子连接于葡萄树，这是最关键。然后接下当然有果子。这比喻是形容一个真实的情况：基督徒会进天堂，基督徒也肯定结果子，肯定是忠心的仆人。 但是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是叫我们基督徒好好的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是律法，并且当我们真实地看我们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论说，我们常常懒惰，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很危险哦。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下去，拒绝行动，我们就会自己断绝我们跟耶稣信心的关系。这与耶稣的关系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也是第三个仆人主要的问题，他错误的。 错误地认为主人是一位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杀的地方要聚敛，因此他怕主人，而不是信主人。像前面两位，我们这些常常懒惰的仆人，我们要谨慎，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不是信心。 换句话说，葡萄树的枝子肯定结果子。如果一个枝子没有结果子的话，那枝子就不可能是连接于葡萄树的，就是没有在基督里的，没有在信心里的，不是基督徒。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第三个仆人所想的一位仁心的人，或者其他的翻翻译一位严厉的人。 不是，他是一位非常慷慨、非常奢侈的上帝，他的恩典太丰富了。他不仅借着他的道赐给我们信心、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永生，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可以用来在他的国度里面服侍别人。 这些恩赐，你在你不同的圣招里面、不同的角色里面，可以好好的使用。你是丈夫或者妻子，你是父亲或母亲，你是孩子，你是学生，你是员工或是老板，你是教会的弟兄或姐妹，这些并其他的都是上帝给你们放里面的圣招。在这些领域里面。 就可以用上帝特别给你的恩赐来服侍别人，那么你自己特别的恩赐是什么呢？你一定有，可能跟别人不同哦。或许别人的恩赐比你多，或者比你少，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是有恩赐的。罗马书列了一些像做执事的恩赐，做教导的、劝化的。 施舍的，治理人的，怜悯人的，那么这些里面有没有你的？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恩赐？上帝一定给你一些，你就不要懒惰，一直玩电脑或者一直玩你其他的爱好，只要满足照顾你自己，不要这样子，不要把你的恩赐埋藏在地里面。 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为了好好的使用，帮助其他的人，不是顾自己而已。今天这一段指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律法，也定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就是那位懒惰的仆人。我们是应该跟他一样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就是地狱。我们需要福音。 因为律法只能扔我们罪人，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律法不能拯救我们。但是，感谢上帝，他还有福音，他也借着他的福音赦免我们懒惰的罪，还有其他的罪，也赐给我们力量行出律法所指引我们要行出的事。我们这些枝子需要葡萄树的滋润。 这滋润就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葡萄树耶稣当然就是赐给我们之子这个滋润，葡萄树当然就是这样做。福音是这个，主人上帝的儿子再来之前有他第一次的来临，在那两千年前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是自愿的卑微他自己，成为我们这些。 仆人，他甚至成为我们这些第三个仆人。是的，他担当了我们懒惰的罪，因此父上帝对他就是人心的严厉的，就把他丢在城外，被扔在一个残忍的十字架，痛苦的死。 福音是耶稣那样受惩罚，是代替我们罪人受的。福音是这惩罚赎了我们的罪。福音是我们因此不必、不会自己受这惩罚。福音是耶稣第三天打败死亡，借着信心，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获胜。我们已经有永生了。 福音是因着耶稣救赎的工作，父上帝绝对不会对我们严厉，他是疼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所疼爱的儿女，他对我们总是慷慨的，给我们他奢侈的恩典，这恩典当然是包括信心、赦免和永生。 这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恩典，但是这恩典也包括恩赐，我们个别的恩赐，我们就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当认真的仆人服侍别人，像主人耶稣首先服侍我们一样，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以念，阿门。